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九十集。他们两人说话间，已经有人看过来了。林青霄将洛寒安置在清静地方，自己去会魔域诸王。洛寒站在角落，看着大殿内灯火通明。 红色的酒盛在夜光杯里，在灯光下泛出血一样的光泽。凹凸有致、衣着暴露的魔族侍女在酒席中穿来穿去，不时被两边山一样的大块头拉住。魔族侍女也不恼，顺势坐在对方膝上调情。声色犬马、穷奢极欲，莫过于是。洛寒拿了杯度数不高的果酒，一边躲在角落里喝酒，一边观察众生百态。 他抿了一口，红色的酒液沾在他的唇上，衬得他的唇瓣盈盈生辉，红润诱人。洛寒正要换个地方，忽然听到后面传来细细的一声呼唤：“洛姑娘。”洛寒听到这个声音愣了一下，他回身，对着来人点头示意：“云姑娘，好久不见。”单从时间上讲，其实两人上一次见面并没有隔很久。 可是给人的感觉却恍如隔世。洛寒依然未变，但云梦涵却像换了个人一样。云梦涵站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她瘦了很多，下巴细成一个尖尖脸色苍白，越发显得整个人弱不禁风。魔界的衣服重视展示身材，那些魔女个个身材火辣。 可是穿在云梦涵身上却空空荡荡的，像是小孩子偷穿大人衣服。云梦涵一直是弱智纤纤、楚楚可怜的类型，可是，在中山时，他身上有一股不谙世事的灵气，这股灵气和他的长相搭在一起，很容易引起别人怜惜。多年来，云梦涵连闯祸都闯得心安理得，因为没人会舍得责备他。但是现在。 那股灵气消磨殆尽，只剩下悠悠哀怨。看她的样子，完全没法想象她是明日的新娘子。这种感觉大概极能引起男人的保护欲，就连洛寒看着都于心不忍。洛寒问：“云姑娘，这段时间你在魔域过得可好？”云梦寒低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要成婚了，自然是很好的。” 洛姑娘，你和二公子……洛寒等了半天，不得不追问：“你想问什么？”云梦寒顿了顿，似乎是鼓足勇气，才将剩下的话问出来：“听说你们两人不久也要成婚，这是真的吗？”洛寒一听到就头痛。这种消息是什么时候传开的？我和林青霄连相处都在摸索呢，怎么传说马上就要成亲了？ 洛寒只能委婉的澄清：“嗯，不是，我们两人都年轻，暂时不考虑成婚的事。”云梦寒的眼神短暂的亮了一下，随即永久沉寂下去。那就是你们真的在一起了。洛寒没有否认，云梦寒心底最后一丝侥幸也破灭了，他垂着眼睫，过了很久，才低声说：“恭喜。” 云梦寒有些麻木的想：“原来二公子也会爱人，他并非生性冷淡，他只是之前没遇到那个人而已。”洛寒见云梦寒低落，以为云梦寒是对明日的大婚有迟疑。洛寒不忍心，最后劝了一句：“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”云梦寒听到后怔了一下。 等反应过来洛寒的意思后，十分惊讶：“明日就是大婚了，我怎么能走呢？”周围还有许多魔族，云梦涵竟然直接把话说了出来。洛寒有些无语，他只能替云梦涵祈祷周围没有人注意到，他们明日就走了，云梦涵却要一个人留在这里。 以他这个智商，洛寒不觉得他能玩过那些魔族女子。既然话已经说开，洛寒也不再掩饰，直接说：“你若是不情愿，现在还有机会离开。”云梦寒待在魔界并不快乐，她和魔界格格不入。明明是她的婚宴，可是她却像一个外人，毫无参与感。云梦寒沉默了很久，缓缓摇头：“我做不到。他爱我。” 洛寒听到这种发言，简直想要撬开云梦涵的脑壳，用力倒到里面的水。洛寒说：“这不是爱，他并不爱你，他只爱他自己。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伤害你，你为了让你自己心里好受，就洗脑自己这是爱。你到底是在欺骗他，还是欺骗你自己？”云梦涵和素隐月简直就是两个极端。这种话，洛寒不会对素隐月说。素隐月什么都知道。 他知道叶崇玉是什么人，也知道自己是什么人。苏隐月的目的明确，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他求人得人。但是云梦涵不一样啊，云梦涵软弱又无主见，满脑子都是爱情，仿佛天底下除了他那丁点儿大的爱恨情仇，再没有其他事情。然而云梦涵听到洛寒的话后，仿佛被刺到了什么一般，整个人一下子尖锐起来。 <laughs> 你在说什么？谁说他不爱我？他分明很爱我，只是我们中间，我们中间隔了误会，才会变成这样的。你又不了解他，你怎么能懂我们之间的感情呢？好，洛寒点点头，不再多说，由衷祝福道：“祝你得偿所愿，自求多福。”说完之后，洛寒不想再和云梦涵说话了。人只会听自己愿意相信的话。 显然，云梦涵依然觉得他的爱情至高无上，不容玷污，完全不接受男人残酷现实的一面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祝他幸福吧。洛寒和云梦涵之间陷入僵局，云梦涵慢慢涌上眼泪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她似乎从小就不讨女性喜欢，所有女人都在针对她。云梦涵正在垂泪。 背后忽然传来红莲妖王的声音：“美人，你怎么哭了？是谁欺负你了？”红莲妖王声音夸张，他又穿的艳丽，顿时吸引来很多视线。叶崇玉正在和雷烈王说话，他回头看到动静正从云梦涵的角落传来，脸色微沉，立刻道了歉走开。叶崇玉走过来时，看到的就是洛寒冷着脸，云梦涵泫然欲泣的模样。 叶崇玉沉着脸问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云梦涵低头擦掉眼泪说：“我没事，是我眼睛里不小心进了沙子，和洛姑娘没有关系。”云梦涵说：“没关系。”可是她这话一出，其余几人都看向洛涵。叶崇玉等着洛涵解释，可是洛涵却自由自在，看起来毫无愧疚之心。叶崇玉忍着气质问道。 洛姑娘，你作何解释？我解释什么？洛寒声音如常，分毫不让。他说了，店内有沙子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叶崇玉冷着脸说：“店内怎么会进沙子？”那你问他啊，问我做什么？叶崇玉气结。红莲妖王没什么道德观念，可是雄性本能联系弱者。红莲妖王说：“本王刚刚来时，这里就只有你们两个人。” 你和他说了什么话，他就哭了，不是你，还能是谁？洛寒轻轻一笑，看向红莲妖王，灵唇微动。证据呢？红莲妖王语塞，他盯着洛寒看了看，忽而一笑，哼，虽然你也是美人，可是美人要温柔些才惹人喜欢，太咄咄逼人就不美了。 他想如何就如何，与你何干？他也用不着你喜欢。几个人怔住，洛寒回头看到林清霄带着一身寒气朝这里走来。他走近后，周围的温度实打实下降了许多。林清霄握着洛寒的手，将他拉到自己身边。虽然动作不大，可是划分领地的意味非常明显。 林青霄只是片刻不在，谁想他一回来就看到这么多幺蛾子。林青霄面无表情，他也没有故意沉着脸，可一开口，语气中的威压如有实质。几位好大的威风！你们一没有证据，二没有亲身经历，仅凭无端的揣测，就敢来伸张正义？林青霄眼睛扫了一圈，其中的锋芒让人不敢逼视。敢质问他？ 你们配吗？这里的动静引来越来越多人注视。雷烈王带着一众人走过来问：“这是怎么了？大喜的日子怎么吵起来了？”云梦涵早在林清霄过来的时候脸色就变了，后面林清霄每说一句话，他的脸色就苍白一分。现在看到连雷烈王都惊动了，云梦涵惨白着脸摇头说：“没有。” 只是我眼睛里不小心落了沙子，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他说着看向叶重玉，哀求道：“算了。”洛寒看到，忍不住自己体内的杠精之魂，又怼道：“什么叫算了？要不追究，也该是我这个苦主不追究。你主动说算了，是什么道理？”红莲妖王啧了一声，说：“哼，我原先还觉得你是个美人，现在我收回这句话。” 你这样的女子，长得再美，我也不喜欢。林青霄冷冷地扫了红莲妖王一眼。红莲妖王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洛寒倒没什么感觉，他对美的定义并不依赖于男人的眼睛，他们喜不喜欢关他什么事啊？洛寒对红莲妖王点了点下巴，笑道：“哼，多谢夸奖，你的喜欢对我来说实在是毫无用处。”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